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七十四集。洛寒都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他擒住手腕。原本是隐形的储物戒指显出原形，洛寒察觉到他要做什么，连忙挣扎。 可是手怎么都抽不出来。林青霄握住洛寒的戒指，缓慢又不容智慧地将它拔出。这里面装着洛寒历练多年搜集的所物，还有不少在天启记和林青霄的纪念品。这是他最重要的记忆，包含着他和林青霄相遇、相识、相互防备，又到相恋的每一步变化。然而现在，他的回忆全被眼前的人夺走。 林青霄，你住手！洛寒用力掰林青霄的手，然而毫无用处。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戒指被林青霄夺走。洛寒这回是真的生气了，他扑到林青霄身上，想要从他手中夺回自己的东西。你把东西给我！林青霄握住他的两只手腕，轻轻松松将他制住。林青霄把洛寒扣在床铺上，说：“眼不见心不乱。” 我相信，只要你看不到，很快就能忘掉另一个人。我们以后还有很漫长的岁月，我等得起。林清霄说着，站起身，挥袖在殿中下了重重禁制。时间不早了，早些休息吧，小姑娘。洛寒想要下床，结果被锁链扣住。他看着林清霄的背影，怒道：“你再这样，我生气了！我真的生气了！” 你敢出这道门，我跟你没完！洛寒说着，林清霄开门，颀长笔直的背影一转眼消失在门后。洛寒内心骂了句，他按住太阳穴，低声告诉自己： <sighs> “不生气，自己挑的，自己挑的，自己挑的。”洛寒重复了三遍，但他还是要气炸了。洛寒手腕微微一甩，锁链应声而碎。他并不是挣不开。 他只是配合林清霄而已，但是现在，洛寒活动着右手腕，冷笑一声，低低的说道：“林清霄你完了。”第二天天宫众官照常来玉清宫禀事的时候，觉得今日的地宫似乎不太对劲儿。玉清宫多了很多仙娥，他们低着头来去匆匆，好像很忙的样子。搁在往日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 天宫谁人不知？陛下最厌恶吵闹，多年来玉清宫根本没有侍者。谁想今日一次性来了许多，还是仙女儿。一众真君大为吃惊，有眼尖的人发现，这些侍女不正是崇光殿侍奉天道的那些吗？这个发现非同小可，真君吃了一惊，转过视线，假装自己从未看到。陛下和天道关系非常微妙。 这段时间，三清天隐隐还传出些陛下和天道不和、禁锢天道的风声。当然，天帝陛下不会做禁锢这等不光明的事情，那叫保护。幸而大罗天人少，伺候的仙子们也知晓轻重，一个个口风甚紧。这类传言只停留在捉风捕影的层次。三清天的官员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当不知道。结果今日。 他们猝不及防，在玉清宫见到了侍奉天道的仙娥。众人一个个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不去想着背后代表的意思，照常进殿启奏正事。结果商议到一半，立正殿外走来一个仙娥，她站在门口，不断朝里张望。奏事的真君发现了，不光是他，其他人也心知肚明，在场全部都是修为深厚的人精，怎么会看不到一个小小的仙娥？ 真君只当不知，禀告完正事后，退到一边，静静等着林青霄答复。林青霄端坐上首，他停了一会儿，站起身说：“魔界割让一事，兹事体大，你们先行商议，本尊随后就来。”林青霄说完，就负手走向侧殿，步履从容不迫，背影庄重威仪。被留在立正殿的众高官一起露出惊讶之色。 他们面面相觑，都觉得匪夷所思。陛下登基以来勤于政事，雷厉风行，只有他嫌弃别人动作慢、不守时的份儿。他自己从未迟到早退，更遑论中途退席。陛下扔下两件大事走开，莫非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情况？真君们的脸色都严肃起来。能让陛下离席，可见这是足以威胁到天宫的大变故。 仙娥从门口见到陛下出来，忙不迭跟上。林青霄走到侧殿，问：“何事？”仙娥露出种奇怪的表情，小心翼翼回道：“禀陛下，洛姑娘刚才醒了。”“嗯。”林青霄应了一声。“她今天可能会有些闹腾，不要理她，随她去便是了。”“洛姑娘她说，她绝食了。” 林青霄即便早有预料，听到“绝食”这两个字，还是微微怔了怔。“绝食，荒谬！”林青霄拂袖，面含薄怒：“他要不是凡人，有修为在身，还能把他饿死了？想绝食就让他去绝食，这件事情以后不必再报了。”仙娥诺诺称是，低着头，完全不敢抬眼。陛下总是表现的很强硬。 可是要不了多久，就自己巴巴跑过去看。他现在不抬头，不接话，等一会儿见到陛下的时候，至少不会太尴尬。林青霄发现洛寒真的是他的克星啊！大清早就被他气饱了。林青霄冷着脸离开，走出两步后，他脚步微顿，问：“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你看，刚刚还说这件事不要再报。 仙娥非常懂，体贴地回道：“大概辰时，洛姑娘醒来后不肯用早膳，又饿不死的。”林清霄冷漠地走回立正殿，完全无动于衷。真君们正在小心交换消息，猜测六界发生了什么大事。没想到，才过了一会儿，陛下就回来了。高冷清贵、容貌俊美的陛下坐回主座，一举一动依然从容不迫，充满了天地的威仪。 魔族割地一事，继续。坐在邻座的两个真君对视，都有些拿不准此时的状况了。若说发生了大事，陛下不紧不慢，还让人继续禀报先前的话题，不像是接到了紧急情报的样子；若说没有大事儿，陛下看着却有些走神儿。林青霄坐在立正殿，耳边全是议事声。 他明明应该投入到正事中，衡量各个意见的利弊，但是今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总是心神不属，频频走神。他忍不住看角落里的漏钟，已经午时了。他早上没吃饭，现在会不会难受？他说过，他小时候都是自己照顾自己。按道理会很早懂事，应当不至于一直饿着自己吧。 最后，林清霄走神的太明显，连议事的真君们也停住了。看时钟就是没耐心的意思。陛下已经看了好几次，是陛下不满他们的观点吗？林清霄有些尴尬，这是他执政以来第一次因为自己的缘故耽误公务进程。他低头轻咳了一声，说：“议 <coughs> 和一事非一日之功，退下吧。” 明日再议。真君们默了一下，起身应是。今日太阳怕不是从西边出来了。出了名的工作狂天地陛下，竟然亲口说出明日再议。真君们陆陆续续离开了。等人都走后，林青霄定了定神，抚袖高冷的从立政殿离开了。出门散心，顺便去寝殿看看洛寒到底在闹什么幺蛾子。 寝殿里，洛寒坐在方榻上，拿着一张纸涂涂写写，手腕的链子撞在案上，发出清脆的声音。他完全可以挣脱锁链，可是他今日依然扣着链子，大张旗鼓地在殿中活动。锁链由灵力凝成，倒是可以自由伸缩。然而锁链一端扣着手腕，一端连在床上，实在很难让人生出一些正常的联想。更要命的是，洛寒还一副厌世脸。 从一大早起来就开始绝食。侍奉的仙娥根本不敢想昨天发生了什么，昨夜他们莫名睡着了，睡到清晨才醒来。侍女们觉得不对，大着胆子敲门询问洛寒是否要起身。这一问，果然出事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